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四十四集。十月二十三，从早晨开始，天上就没有阳光，彤云密布，阴风呼啸。等到了辰时，一大团一大团阴云从北方飘来。 天空被压得极低，整个世界晦暗又压抑。洛寒站在高地上，极力往远处看去，云层如铅块一般压在地平线上，天地交界处模模糊糊，看得并不清晰，仿佛阴云化成石形倾倒到地面上一般。然而，洛寒却知道，那些阴影确实是从上空倾泻而来。 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兴许还能看到穿着黑色铠甲的魔族不断从云层跳下，那些人如尘埃一般落到地面上，汇聚在一起，最终汇成五十万泱泱大军。洛寒放下手，悠悠叹气：“五十万，从数字上看不多，可是真的站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才知道什么叫做震撼和战力。仙魔两界已经打了一千万年的仗。” 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对于现在的仙界，五十万人实在是天文数字。魔神真的疯了，都到了这种关头，双方都疲惫不已，而魔神为了胜利，竟然又从魔域运了三十五万人过来。魔域就算不禁欲，繁衍的快，也禁不住这样一次又一次掏空啊！这一次，魔域连最后的有生力量都没了吧？ 凌青霄站在洛寒身边，听到他叹气：“害怕吗？”“不害怕。”洛寒看着黑压压的魔族大军说：“只是觉得不值。无论仙魔，他们都是生命，他们理应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，而不是为了一个神可笑的欲望，用自己的性命为他买单。神以追随者的信仰为力量，那么什么是神？什么是信仰呢？” 信徒追随神是为了安全、食物和居所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。最开始，神做到了，所以神的信徒越来越多，神的力量急剧膨胀，他们变得更强大，也变得更专断。如今，神已不再给人带来美好，相反，他们在源源不断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。一片片黑云朝向石飞来。 洛寒能听到身后众人握紧兵器的声音。那些黑云上站着披甲执矛的魔族士兵，身后全副武装的仙族军队亦蓄势待发。魔神和瘟神两人站在最前方，很快就出现在众人眼前。魔神居高临下，果然没有在队伍中看到荣成和贺虚，深感天赐良机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 他要趁着今日这个空档，杀死仙族这些蝼蚁，占领相石。魔神并没有把眼前这一切放在心上，在他看来，神才是这世上真正高贵的存在。至于仙、魔、人、妖，和牲畜、蝼蚁无异，区别不过在于一个会说话，另一个不会说话罢了。没有神镇守，仙族所谓的军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 实在没什么值得魔神在意的。魔神心中的对手一直是荣城贺虚，现在这两人都不在，魔神没什么动手的欲望，随意挥手说：“下去吧，杀光他们，占领象石。这群寄生虫在这里生活的太久了，趁他们还没有将象石完全污染，把他们清理干净吧。” 瘟神站在魔神身边，见状问：“魔神，我们带来了五十万大军，足足五十个云团，您看先下哪一队，后下哪一队，该如何安排？”“安排什么？”魔神奇怪地看着他。“蝼蚁打架，你会管他们的死活吗？他们不懂高深的战术，也无需花那个心思安排。死的人多还是少，又关我什么事？” 反正最后只要把这些仙族杀光就行了。这，好吧。文神按照魔神的指示，让五十万魔族一股脑跳下去，不必讲究战术，杀就行了。至于防守，死就死了，要什么防守啊？密密麻麻的魔族像蝗虫一样朝他们涌来，有跑在地上的，有飞在半空中的，视觉冲击相当强烈。林青霄抬起手，倏地落下。 箭矢如急雨一般朝魔族射去，每支箭矢的金属箭头都附了伏魔法术，一接触到魔族，立刻在他们身上烧出一个洞来。魔族身上没有防护用具，但是他们人多，用人肉做盾，也慢慢推进到近战区。一旦进入近战区域，箭矢就不太好用了。但是还不等云层上端的瘟神高兴，他就看到。 地面上亮起一个接一个的法阵，金色的、银色的光芒在地上交替亮起，勾勒出繁复的花纹。这些纹路神秘玄妙，光芒每流动一次，阵法里的魔族或被炸成碎片，或被抽成白骨，还有些干脆直接化为魔气，都不等易散就被阵法完全吞噬。这些阵法宛如杀人机器，无情地绞杀着一波又一波魔族。 每次阵法闪动过后，前线就会出现短暂的空白，等过一会儿，后面的魔族才能填上去。其规模之大，杀伤力之强悍，远比刚才的剑士强多了。瘟神十分惊讶，回头问魔神：“这是哪位神的秘书以前怎么从没见过？不应该呀！神之间相识的时间太长了，互相知根知底。” 要是哪个神有这么强大的法术，怎么可能藏这么久？魔神也沉着脸，他看着下方，脸色越来越不善。魔神认出来了，这并不是哪个神的秘术，而是他最看不起的仙族发明出来的小玩意儿。可偏偏这种小玩意儿一次又一次地冒犯他的底线，魔神极力避免，还是回想起上次被那两个新人困在阵法。 眼睁睁看着天雷落下，他却无力躲避的窝囊感觉，真是每想一次就要气一次。他堂堂魔神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呀？而且还是在两个弱小的后辈手里。魔神再也忍不住，飞身而下，一掌打在其中一个阵法上，阵法砰的炸了，上面的花纹立刻暗淡了。林青霄在魔神身体动弹的那一瞬间就拔剑。 其他人的反应也差不多。魔神朝下方飞来，林青霄也顷刻起身，连打十一道剑光，当道正中魔神。虽然这些剑光无法真正伤到魔神，可是任谁被这么挑衅，也该恼了。魔神被激怒，追着林青霄而去。林青霄本身就敏捷，这些年在战争的磨砺下，身法越发出众。他身形忽东忽西，看似毫无章法。 可是次次刚巧躲开魔神的攻击，才几个回合就将魔神引离了大部队。仙族士兵列阵待发，林青霄、素宗士等人能在魔神手下撑几个回合，下面的士兵却不行。绝不能让魔神在人群上空动手。魔神被引开后，仙族阵线中立刻冲出来一队人，他们最外面有盾牌和长矛掩护。 里面的人提着工具，迅速又有序地去修复失效的阵法。林青霄并不吝于传授阵法知识，有问必答。这些年，军中涌现出来好几个会阵法的将领。这些人回去后，亦会传授自己的亲信。从此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阵法在军中越来越普及。近战区这些阵法，没有一个是林青霄画的，都出自其他人之手。 林青霄将魔神引入一处巨大的空地，他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点，连跃了几步，停在地面上。他的一切举动都仿佛无意，可是地面上慢慢浮现出金色的光线，如流水一般，横竖圆环层层相连，逐渐汇聚成一个庞大繁复、目眩神迷的光圈。这里。 才是林青霄亲手画出来的阵法。魔神察觉不对，他虽然看不上仙族的奇迹银巧，可是他上次在这种光环里面吃过亏，魔神并不想试探第二遍，他下意识地要后撤，背后忽的一凉。魔神多年积累的危险本能告诉他不对，他立刻躲开，才刚刚离开。 一道无形无色的空气剑就穿过原地，将对面的石头炸了个粉碎。魔神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危机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为何完全没有感受到法力波动？他慢慢回头，发现洛寒站在阵法外，对着他笑了笑：“好久不见。”魔神剑竟然是他，面上露出明显的惊愕：“你还活着？” 真是令人伤心。洛寒悠悠道：“我都回来六个月了，甚至刚刚就站在阵前，你们竟然还没发现我。”洛寒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我就这么不被你们当回事吗？”他看起来在叹息，可是话音刚落，就毫无预兆的出手攻击。他右腕的手链突然断裂，化为九颗璀璨的珠子，倏地散开到各个方位。 他们变化多端，时聚时散，几乎叫人无法看清。就在这眼花缭乱的光芒中，一道空间法术突然从一颗珠子上发出。魔神才刚刚躲开，背后又传来一道哑雷。魔神立刻就意识到，洛寒变强了很多。不应该呀，只过了五百年，他就算日夜不停的修炼，也不可能变强这么多呀。 魔神躲过好几招，终于找到空子，冲着洛寒的方向发出一道反击。洛寒轻松躲开。魔神看到他的动作，内心的忌惮越发强烈。他到底找到了什么机缘？为何实力脱胎换骨？他身上甚至有天地净水的气息。魔神都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是嫉妒还是贪婪。他故意露出一副无意纠缠的模样，问。 你不是中立吗？你既然不参与战局，那就让开。我不想和一个小孩子一争长短。洛寒听到啧声，这些话骗鬼都不信了吧？他不为所动，说：“无关战局，这是我和你的私人恩怨。连着害他两次，他报仇回来天经地义。只不过报仇的日子恰好选在决战这天而已。”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